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白发红颜组合又出现了， <laughs> <laughs> 马爷。我我是负责红颜啊，不 <laughs> 是负责。但是你别说李艾，就是你看这两年哈，咱们这个这个一块儿聊，我真是在你身上发现啊，这个女人还真是得上点岁数。 哈哈哈等我等我讲讲，这是我我我的意思是，哎，我真是感觉这一两年来啊，嗯，好像我明显看见你就是人呐，这个应对说话呀，啊，就是好像骤然成熟，就是很很成熟，一下就得体了。 <laughs> 意思原来一直没长点底儿， <laughs> 不不是这意思，哎，就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岁月给予我的礼物，就好像你接触了很多高人似的，是吗？就是因为来这节目多啊，认识大家，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来这我都是一个学习吸收的过。程。 是不是很得体？成熟了吗？ <laughs> 成熟了，知道那需要你说什么话啊？ <laughs> 哎，所以有些小姑娘，她没到岁数，你就真是不能怪她，对不？她就是林妙可，我才知道才十四岁。嗯，你知道，大家知道是，就是奥运会上那个表演唱歌的，表演唱歌的那个小小妹妹，对吧？小妹妹现在也是名人啊，也混成名人，在微博上，哎，这话题很，我觉得挺有意思。现在无聊啊，很多东西也不让聊，但是呢。 就剪这个就算是一个话题吗？也算有有你们你们开微博都看见对，差距挺大的。我能学吗？就是说这小姑娘有一天就等于说啊，说我喜欢抻面拉面是不是？喜欢吃这抻面，然后这个网友就就在底下调侃，她在餐馆里嘛表演啊表演，不是在他们家。这网友就说你下面好吃吗？ <laughs> 然后这下小姑娘或者说听说她这个微博呀，嗯，其实是她呀还是她的妈妈呀共同。 管理的是吧？然后这小姑娘就说：“说这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应该杜绝这个有害言论，净化网络这个环境。那些有污染会污染我的这些个空气都不应该让它存在。”嗯，这下完了。他这个跟中宣部比较统一。嗯嗯嗯。 <laughs> 哎，但是可能我觉得从他妈的立场上讲，我女儿才十四岁，嗯，给开逗斗这种闷子，嗯，有点问题。 嗯，是吧？有点问题，是因为呃，是因为他妈觉得他女儿的这个地位不应该受到社会这样一个攻击，它是一个攻击现象，不是一个质疑现象。反正我最早看见类似于这样的帖子，可能也得个一两年前啊啊，反正是呃大 S。 曾经有一个类特别类似的微博，也是有一个面，但他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农家乐之类的那样的场景里头，也没多说，就说我下面给你吃呀，就是写的那行字就是我下面给你吃，就是呃可能有点撒娇啊，或者是有点反正跟跟网友跟网友就是有点就是说我我的面我做面给你吃的，但他那个是可能台湾人，他就说我下面给你吃。 啊！结果呢？这篇微博呢就被狂转，然后就各种恶心的，你知道就来了。原来是原来下面的酵母是大 S。 <laughs> 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第一个。不是台湾这个下面北方话都叫下面，都叫下面。啊，下面条嘛。下面条对，但他没有下面条给你。但他没有条这个字啊。这这这对我来说一点不新奇，这就是开黄腔嘛。但是 <laughs> 慢慢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问题啊，我倒是想起来就跟这个。 这个网络语言，嗯，林妙可这个事儿啊，也有人说说你未成年人是不是就不要到这脏地方来， <laughs> 是吧？嗯，我觉得有道理，就是在你不能不不能进入这个环境，最好不进入。比如说未成年人不进入歌厅，这就是一般要求嘛。对啊，对，就是你不应该进入。是，比如说你还不能够很好的游泳呢，你就先在游泳池里或者在保护区里头游一游，等你真的能够觉得自己能面对大海的时候，再到大海里。对，你现在那个电脑里是有那么一个按钮的，就家长。 控制，嗯，他就是怕不到一定年龄的孩子，那是啊，这地方你你家长要觉得不能看，你就可以家长控制这个电电脑嘛，嗯，所以我就说，那你说，当然有些人呐，恨不能就就像你说的一样，就跟咱这个什么 <laughs> 宣传部门一样，就我能不能净化了你网络空气？我觉得不可能的，不可能，他这个我觉得净化呢是是一个心灵上的事。 他这个社会呢，你是一个公共平台的时候，当然说话。我们首先不主张就胡马溜丢，你说那难听话，这是肯定不行的。那你也挡不住，呃，是挡不住。但是这个理论上讲，从道德水准上，这个地方不管是哪个国家，都一定是受控制的，或者说受约束的，是心灵约束。关键是问题，它为什么会产生？就为什么会产生在他身上？这是你要找原因的。我他别人，我想。 这微博里下过面条的人多了， <laughs> 是是，有怎么就啊？怎么对？ <laughs> 我觉得怎么就到他身上能比如说第一次，反正我看见大，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类似的这样的微博转发哈。我当时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挺恶心、挺难受的。那反正如果又再转，我就不看，屏蔽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就自己选择不去看。但问题是没有。 造成像今天这样子的，就是大家讨论的问这个这个这种气候和和环境，为什么呢？就当时可能大家就觉得，我就开开你玩笑，怎么了？你可能你是明星什么的。这有一个本质不同，我就没觉得。大家可是未成年人大 S 是成年人，大 S <laughs> 下面条的事儿多， <laughs> 这个无所谓。 <laughs> 对大 S 吧，别那个，对对，那个事儿无所谓。 他是成年人，这是未成年人。我们首先要这有一个区别，他十四岁嘛，按照一般法律保护，他还是受，就是他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都是完全是让他父母代使他行行使这个法律权利的人。他为什么受到这么这这种就泼污水式的这种攻击呢？跟他早年的这个这个历史有很大关系。就是十四岁他有历史问题？那当然，他他几岁出来那个教表演唱歌的？ 奥运会嘛，零八年，零八年，离现在是多七七年了吧？嗯嗯，没有七年会算数吗？五年，不是三年，五年，五年，五年。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大概是什么素质？对 <laughs> 对对， <laughs> 他大概在九岁的时候呢，被被成年人推到前台，嗯，代替了别人唱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伤害，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没法去想象，就真正发生的那个那个孩子受到的怎样一个心理。 创伤，这个创伤不仅仅是当天，就是奥运会当天，对，而是这持续起码到今天是五年了，五年这个阴影并没有消散，可见百姓对这个事儿多么看重。这是当年的组织者，所有的成年人没有去考虑的问题。但是您觉得是阴影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林妙可和林妙可的家人，包括很多就是我们这种观众来说，都觉得哎呀，林妙可火了，林妙可红了啊，是是，那高兴啊，这哪是阴影啊？他的阴影就是。 人家对他的这个这个泼污水式的攻击的一个显现，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你看他那个就是评论当中呢，实际上是带着过去的愤怒，不是说这件事儿的，所以就胡说。那么对那个孩子，那孩子就发生的唱歌那孩子，那孩子就无名了，那无名什么名也不知道，你到今天连个名都说不出来，对吧？那么好的声音，那么为什么不让？ 为什么不让那个孩子去去真人去真唱呢？说没他好看。好，那就那就是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出现问题。你社会的价值观的倾斜，导致这孩子的价值观的倾斜，所以他就拼命的去要展现，就是拼命的要钻到成年社会里去展现。他就不该跳进这潭污水。照您的意思，就是这历史问题，就是因为零八年奥运会的时候，没要那个女孩的上面。 所以才有了今天小妙可的下面， <laughs> 是吧？对，这这是因果关系。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我倒不是说林妙可，这不是小小小小女孩哈，嗯，我就有有婶这个事儿啊，引起我一个低级趣味。你知道，我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就我是近一年啊，嗯。 才有这个趣味的。嗯，那过去我也很瞧不上这些网络上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一年我开始发展出，就是我痛苦的生活啊，很多时候我的乐趣就在于什么呢？看这个新闻后边那个跟帖，那个网友，哎，咱我就说咱这个道德，我发现啊，真是一个不是要求别人的事儿，是一个自己内心整理的事儿。嗯，比如说。 啊，假如李艾出了个新闻，对吧？什么，我就看他的跟帖，那是最脏的意识，最丑陋的都有啊。可是呢，看得我哈哈大笑，就是他那个太可乐了，你知道吗？但是当然，我心里要整理我的道德。比如说，我是在私人家里，我看看了，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嗯，有一天我真的当面见到李艾，我也没有那个脏心眼儿，你知道吗？就纯粹当时乐就乐，就跟这个人都抽离了。嗯，我是，那么我就看到啊，这个里边这个。 这个语言，然后你就看这里边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的场呢？你比如说，我当着你这个女的的面我也不知道，就是这这话有点不文啊。就是你比如说，你注意到没有？他这个不管什么样正经的新闻啊，后边这个跟帖它是五花八门的。是。其中有些人，我感觉一直在手淫。 <laughs> 他们叫撸管，那么就是你为什么你看着很可乐呢？就是前面还在堂而皇，它是一种交杂。 前前面堂而皇之的，咱们国家怎么怎么样？下边那个，哎，我先撸两管再说。他这个， <laughs> 他这是怎么这怎么回事呢？ <laughs> 是其实是全社会道德崩盘以后啊，我老说道德溃堤一泻千里，所有的人都本着一种破罐破摔的一种社会态度。就大家为什么写这个？这个人呢，他都是破罐破摔，说这。 社会就这烂德行，我只好以此方法对待这个现在这个现实社会。不是，这是会不会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像我在我的小黑屋里啊，嗯嗯，这个人的欲望潜意识完全解放，不不不不，社会大环境是有约束的。看见一个女明星的新闻，这下边肯定是我想干她，是是是这个吗？是是是。但过去的人不会这样，过去的他在约束当中，他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今天这么肮脏。 为什么呢？就是社会是一个崩盘的。我老觉得，你比如那孩子，还是说到最初这个话题，就是这孩子上台演出的时候是大人的道德选择，他不懂。这孩子几岁是吧？让你上去你就上去，这孩子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所有后面人的道德是有瑕疵的。 啊，这是我说的是最轻的，是有瑕疵的。我认为当时把他推上前台的所有的成年人是道德有缺陷的，他才把，因为他不自信嘛，他觉得那孩子不好看。那么人好看不好看有差异吗？在在做人方面，嗯，没有。那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孩子弄成一个假事儿搁在前头，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他不是我们单位弄一个。 晚会是吧？马先生就爱爱纠结历史问题。 <laughs> 人家林妙可今天也得做人，你对对，所以所以他后面的对后面的事情他要承担后果。其实我倒是觉得那些网友啊，他有时候会说一些特别出位的话，而且你看现在，对我就想问你呢，就是你说你们有时候我就想你们这些美女啊， <laughs> 开那个微博。 你每天发那微博，有时候你我都看后边那个留言，啊，那对你都是污言，就是淫秽的。你看见这个之后，你挺乐呵吗？我不乐呵，我删啊，我拉黑他呀。不是，但是你没发现吗？就有有些人就会这么说哈。我表扬你，比如说我在下面写我爱你呀，什么你好漂亮啊，你也许根本不会在意到，但突然间有个人跳出来说丑八怪，你这个变态，或者是什么，我最讨厌就是你了。或者下面，哎，你你搞不好你你你就还真的认真看了一下，说谁呀？就。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对批评的声音，也许就说的最轻的， <laughs> 这咱们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说的最轻的，就是咱们对这种负面的声音，有时候会多看两眼，正面的因为太多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可能也就过去了。他就是为了要突出自己或者我要出众，我要出风头。所以你知道，我跟你说，我跟，我跟，我跟你说一段啊，就是我还特意有有，就是我经常把一些语言的这个精华给它扒下来，你知道吗？我就这人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你有个机会知道男人，嗯，他骨子里心里是怎么想的，会让女人就就就是惊怒不堪的。嗯，但是呢，他在那样一种跟帖的情况下，他就发泄，他很有意思。你看，他是说啊，非常瞧不起那些跟男人约会蹭吃蹭喝蹭玩之后。 不仅一毛不拔，而且还拒绝跟男人开房上床的女人。然后呢，就是有的女人自以为风情万种、千娇百媚，对于男士的邀请约会是来者不拒，跟着吃、跟着喝、跟着玩。但是完了之后，当男士要求开房上床的时候，就开始装逼了，一本正经的强调自己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女人，什么这就开始发发发发，就是全是叉叉叉了，就不上床，你出来干什么呀？ 一个大男人整天奋不顾身工作，起早贪黑，有多么忙，你们女人知道吗？人家百忙之中请你们出来吃顿饭，难道就是为了请你吃饭喝酒的吗？请你开个房睡个觉，过分吗？ <laughs> 说饭你吃了，酒你喝了，开房上床的正经事儿你倒不干了，你这叫神马东西？ <laughs> 哎，我觉得你看这这个。 舒服，他这肯定是有些难的。舒服吗？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我请你吃饭是 <laughs> 不绝不是，我没这个预期，但是我很能理解。你明白吗？就在他那个跟帖这个世界里啊，嗯，他这是这人可能是下了很大心思，然后没有得到一个结果，就发这么一条发泄一下。这个我倒是觉得无所谓。 这个没有什么，对对，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表达，嗯，但是你不能上来用那最脏的话胡骂，这我觉得是在网络上应该是净化的，这个你也净化不了，净化不了，啊，净化不了。但是我说的应该是我们，就是说人类文明的一个趋势是应该净化的，这个话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问题，嗯，就这种说是他可以表达他的意愿，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道理，嗯，哎，就是说。 这个呃，天下的事儿都是以前义物，忽然发现这个他妈花钱只能买一半的时候，他肯定不高兴。对，我说的还不是这个事儿，我指的就是呃人的一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状态。你知道，看来就是他，所以他们当年有人说，你可以搞个网上的地下强强三人行，就是说，其实人要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是很脏的。你都我们一半都是动物，对吗？你要真是说完全的欲望，你想他在网上他看一个女明星。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如果他真的 <laughs> 只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话啊，那还算他自己独立思考过，我想不想说这事儿。好多时候他那些跟帖什么的，都是一一窝蜂上，哎呦他也说，哎呦这也说，哎呦我也来凑个热闹，显示我是跟大家一起的，那才是恐怖的，那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有一点，我我我有感受，就是这种跟帖哈，嗯，就是。 看跟帖的比例，如果这个某一件事儿的跟帖全是一个态度，胡马溜丢的态度，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可能是有问题的，不可能说一个没有问题的事情，后面的呃没有任何好的语言去支持，是是是，它不是两派，不是有的事儿你你出来以后，它会有两类声音，但是如果说是一类声音的时候，而这类声音都是表示一种愤怒，而不不再去讲理。 就是他没有不愿意跟你讲道理，就是骂你一句完事对，那么这肯定是事情本身有问题。哎，是这个我也发现，他不是胡来的，就是统计下来看呢，就是所谓部分民意吧，部分对一个事儿。 是大家切齿痛恨还是什么？你是有个基本倾向的，哎，反正是吧？对对对。反正从这些事儿上，我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获益良多，因为我曾经也有一些可能不当的话在网络上自己写的时候，自己没觉得，但写完出来之后，确实有网友可能是比较一面倒的负面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会检讨那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你看，现在玩微博我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后来发现，哎，我我其实从这种。 互相，这算一种沟通吧，虽然不算不是很舒服的沟通但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有成长。我觉得这跟你觉得我这一两年有成长也有关系。就是说，你从负面的这种事件当中你获得什么？所以，如果你获得只是愤怒的话，那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看，我就不能直当其锋，所以你看，我什么都不开，但我是潜水，我就偷偷摸摸的，我我观察你们，他们怎么骂你们，我比较喜欢看。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事儿啊，真是如果事不关己啊，嗯，那就看着很很乐呵，你知道？你哎，你们俩都是有开有写博客的，嗯，有有开微博的，现在都已经是不是百毒不侵了？那也不能，有些时候还是心会有波澜的，看着那些 <laughs> 讨厌的话，但。 但是说实话，今天这个事件，我觉得最起码有一点，以后如果再有人写这种什么下面啊这种东西，估计就会有人跳出来要骂他了。不管是对谁，对未成年也好，对成年也好，我觉得这好多时候是社会是经过一次一次的讨论之后，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我不懂哎，就是说，呃，就是按说，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认为欲望完全解放，就是人想，因为匿名嘛，匿名想说什么，那真是这，你可以有一个机会观察到。 人在完全不设限的情况下，他最本能的流露是些什么？其实吗？骂大街的都有。但可是我不得不说啊，呃，比如说香港，嗯，或者是台湾，英语我不懂，那么他们那个网上那种我也看一看啊，就是他们当然也骂，也什么，但是呢，呃，相比之下，用语言的这个文明措辞的文文明程度，呃，比咱们。 和缓，比咱们和缓。因因为我用微博啊，就是呃，我也看有很多就是网友是用就是那种昵称，他不是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没有加 V 嘛，不是真实身份在网上。你不要以为他是匿名，他就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这个这个昵称的这个所背后的这个什么所谓尊严也好干嘛。你不要以为他不在乎，在乎的。如果说你你在一个呃微博下面看见他们有两个两个吵架的。 就是两个昵称，不是那种真实身份的在吵架，你就证明其实他们也很在乎自己昵称所带来的这种尊严，他觉得那就是他，你也不能随便骂他的啊，你不要以为他是。大部分骂人的人都不能承受被骂。 哦，您不要以为， <laughs> 您不要以为他不在乎这个名字，他在乎着呢。就是大部分在网上骂人的人呢，他都不敢跳出来让人家骂他，为什么呢？第一，他没有那么机会，就挨骂也是一个，就是你那么多人骂你，那可见你有人关注你。你知道我我在那个跟帖里，我看的最其中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两个人如何从平静的对话呀， <laughs> 然后变成互相骂大街，那真是就是说，就说我这暴脾气，本来开始说，我觉得你不对，我觉得也不对，稍微那个人说话带点粗，哇。 <laughs> 你大爷的，就开始一个骂的比一个狠， <laughs> 然后就互相说对方没有素质，这是最正常的一个一个。哎呦，骂的这个人类语言之之惊奇啊！我的天哪！那那我是我，比如我我那个博客中啊有回帖嘛，我有时候经常看看，看看呢，我比较喜欢有人比较就是比较尖锐的批评，我是能看的。嗯，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重要。就是刚才李爱讲，就是说的。 你会调整自己，呃，但是呢，那种就没道理的骂，尤其呢是做，其实骂个人，你比如你写一草泥马这事儿，我还就真不太在乎，你说草泥马不就是个古怪的动物而已吗？ <laughs> 对吧？但是他不能说，就是比如说直接对你的家人，对什么就是捎带着，我也没什么受不了的，这也没，因为网上的事儿我都很清楚啊，我只是觉得这些人呢，就属于。 对他来说，他自己是真没辙了，才说这话。嗯，对不对？我觉得人在宣泄情感到头的时候，都是骂人，这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嗯，最简单的骂人就是说“草泥马，这事就过去了。但是你不能说做那种有预谋的那种语言，什么什么你妈，什么你爸，什么就就是这种。就人家亲人啊，这这这就属于他自己非常硬啊，这能看出来。就每个人的说话，你能知道他背后的处境。 嗯，就是说越难听话的人处境就越差。对，所以马马老师这意思就是说，说那些就是就是破口大骂的人，通常都是可能自己本身就过得不是太好，或者是有点无能为力，他才会愤怒。 他自己无能为力了，他才愤愤怒，才会骂那些东西，但是没辙了。也有可能潜藏着一个 CEO，他白天装人，他不，他也是真的，对他就是处境不好。我说处境不好，不是说他没钱，也可能很有钱，又没有地位啊，很拧巴。然后呢，呃，好像是个高管，上面还有个高高管拧着他。 他他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他是精神的。这么之前不是还发生过，就是自己发一篇微博，还是好像明星啊，还是什么高管之类的，自己发一篇微博，可能下面没有，你不是骂他在下面，还自己给自己留言，哎呦好帅哦，真好啊，结果忘记忘记换成小号了。 就是用自己那个带 V 那个，只直接在下面，哇，好帅啊，好崇拜你啊， <laughs> 在下面发，就被人截图了，你知道吧？这不像我们天锵三行十五周年的节目就是这样做的吗？自己夸自己是？吧？ <laughs> 哎呀，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挺，你你说这叫阴暗呢，还是叫人性当中正常的一部分？ 就是人性，人性当中正常的一部分。人性呢，不是全部完美，的，不可能一个人说从从生到死都是完美的，不可能。如果基因好就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这是一最简单的缓和的方法，就是缓和自己情绪嘛。是啊，你他妈特难过了，骂一句就过去了。他妈，有人为什么吵完架回家以后特精神，特痛快？说今儿终于气儿撒了。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